第三十四集，以为尤虫不相信他的话，林和熙抬脚追了上去，停在卧室门边，笑意盈盈的解释：“ <laughs> 是真的不小心掉地上了。 <laughs> ”卧室里的人没有吭声，却传出衣柜门打开的声音。林和熙满意一笑，规规矩矩的站在门外，等他拿衣服出来。门里很快就有脚步声响起。 林和西从门边探头朝里望去，视线还没来得及捕捉到油虫的人影，就先被迎面飞来的衣服盖住了脸。与此同时，油虫仍带着脑意未消的声音钻入耳朵里：“先把衣服穿上。”林和西将衣服从头顶扯下来穿好，又等了小半片刻，油虫才从卧室里走出来。他眼眸低垂。 视线不受控制的扫过林和熙衣服下那两条裸露在外的长腿，再次变得恼火起来。你为什么不穿裤子？林和熙不明所以的低头，这才发现自己穿在身上的衣服有些大，遮住了腿上的家居短裤，同时也反应过来，油虫不是因为怀疑他撒谎而生气，只是再正常不过的直男反应，至少林和熙自己是这样认为的。 他没什么朋友，所以对普通男生的生活也不怎么了解。相反，因为他这张生得好看的脸，林和熙的身边从不缺主动靠近的女孩子。比起行事大咧咧的男生，他反而更容易能读懂心思细腻的女生。他起了逗弄对方的心思，故意慢吞吞地开口：“你又不是没有在泳池边见过。”游虫道：“那不一样。” 林和西问：“哪里不一样？”尤虫拧眉不语，将自己的目光直直的定在半空里，不再朝下方偏移半分。等不来他的回答，林和西自己倒是满脸恍然，忽而走近尤虫问：“是因为我在泳池边还穿着泳裤，现在却什么都没有穿吗？”尤虫面色微沉，目光扫向他那张表情生动的脸。 没穿内裤，林和熙微微一笑：“是啊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”尤崇冷着脸道：“我不看。”林和熙仍旧不放弃：“你难道就没有和周轩比过大小？”他的语气意味深长：“不如我们也来比一比。”尤虫闻言几乎要气笑：“哼， <laughs> 你觉得我们还需要比吗？” 他低眸，直直看向林和熙那两条线条匀称的腿。你这两条腿和女人的腿有什么区别？你还想要跟我比另外一条腿？自然是有区别的，女孩子的腿骨架更小，看上去也会更细一点。只是拿她的腿去和油虫那两条腿比，对方腿上的肌肉看起来会更加明显。林和熙心中顿时觉得好笑。 对方果真是没有仔细观察过女孩子的腿，他也不做任何辩驳，只放下双手，捏住衣服的边角。比一下也不会让你吃亏。说完，竟然真的要将盖过大腿的衣服掀起来。尤虫下意识的俯身去按他的双手，却只来得及握住他的右手，放跑了他的左手。林和熙狡黠一笑。 用仅存的左手将衣服边缘抬了起来，尤虫气急败坏的要松手退后，仓促间余光扫过他衣服下骤然露出完茂的布，是一条棉布的家居短裤。他微微咬牙，一字一顿的道：“林和熙。”全程观察他面上反应的林和熙，此时终于再也忍不住，肩头轻抖，笑出声来。尤虫怒气冲冲。 你如果想今晚在楼道里睡，就继续笑。渐渐止住笑声，林和熙松下肩头，笑眯眯的开口：“可是衣服是你自己挑的。”衣服是他挑的，没有错。尤虫冷眉冷眼的道：“你把衣服扎进裤子里。”林和熙道：“不要，那样太难看了。”尤虫闻言扬起眉来：“你不扎是不是？” 我帮你砸。说完，没等他回过神来，油虫就先伸手勾开他的裤头，捏住衣服的边角往他的裤子里塞去。那副模样看上去倒是极像经常替家里的小孩整理衣服。林和熙极度配合的抬起双手，任由他的手在自己腰间活动。见他塞完前面，又面色如常的提醒：“还有后面。” 尤虫已经有些不耐烦，下意识的抬手在他腰侧拍了一下：“你自己转过来。”掌心落在林和熙腰上的同时，两人都有些神色愣怔。尤虫最先反应过来，极快的眼下眼底异样的情绪，也不再去管他转没转过来，借着自己身高手长的优势，直接将双手绕向他身后，替他把衣服塞好。为了便于尤虫动手。 两人的脸已经相互错开，身体却挨得极近。陆莹那天夜里，躲在尤冲怀里的微妙感再度袭上心头。林和熙稍稍晃头凝神，压下眼前反复回忆的画面，主动语气平和地抛出新话题：“你是不是经常给你家的小孩整理衣服？”偶尔擦过后腰的手臂极为明显地顿了顿，尤冲语气略微诧异。 你怎么知道？是亲戚家的小孩子。林和熙想了想，语气带笑的问：“那么一般情况下，你替他们整理好衣服以后，他们都会怎么感谢你啊？”尤虫蹙眉思考。林和熙话里的笑意更明显。是不是会说：“谢谢哥哥？”并未察觉他语气里的变化。 尤虫漫不经心的答：“差不多吧。”他将后衣摆尽数塞入林和熙的裤头里，准备直起腰来后退。林和熙却冷不丁的抬起双手抱住了他的背。许是对方抱得很松，且双手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并不长，尤虫心头并没有浮现任何不高兴的情绪。林和熙的行为确实没有别的意图。 他只是单纯的伸手抱了抱油虫，然后模仿小孩子的语气，在对方耳边笑意满满的开口：“谢谢哥哥。”油虫怔了怔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林和熙已经松开他，转头直奔沙发上的阿拉斯加而去。墙上的挂钟已经走过零点，林和熙和大狗都没有要去睡觉的打算。油虫打开冰箱门，扫一眼。 从里面拿出食材和挂面，搂着阿拉斯加坐在沙发上的林和西问：“你要做夜宵吃啊？”油虫扬了扬手里的挂面，淡淡道：“你吃吗？”林和西笑眯眯的点头：“我吃，谢谢。”他应下以后，转而又惊讶于油虫竟然会自己做饭。不过结合起上次露营烧烤时。 对方处理活鱼的熟练手段，又将那点惊讶的情绪压了回去。林和熙转头打量起这间普通的公寓，假如不是看对方平日里的穿着和开的车，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人还是个家中背景很深的大少爷。他将目光收回，漫不经心地落向沙发前的茶几，然后愣了愣。上次被游虫从树木园带回来的那张画。 被对方随意的压放在了茶几下方，林和熙弯腰抽出那张画纸，对着纸上的画定定看了半晌，缓缓勾起唇角来。当时还有些遗憾没能上色，现在不如给这张画涂个色，就当是对叶宵的回礼。他俯身在茶几下四处张望，最后从角落里摸出了一支彩色圆珠笔。 尤虫进来叫他吃面时，就见他背靠沙发，两条腿抬高抵在茶几边缘，手握那只多色圆珠笔，对着腿上的纸在画什么。而那只依旧精神抖擞的阿拉斯加，则是立在林和熙身旁，好奇地探头去看他落笔的地方。认出那张纸是别人送的画，尤虫扬眉提醒：“你毁了别人送给我的画，可是要赔的。” 林和西动作极快的修饰完最后一笔，抬起头来笑问：“那画的更好看了，是不是要有奖励呀？”尤虫露出明显不信的神情，林和西面上笑意更深，将手中的画纸翻过来，面朝他站的方向举起来，神色期待的看向他。粗略扫一眼那张变成彩色的画，尤虫眼底浮起些微诧异，走上前接过画。 仔细看了看，半晌之后，他才先眸哼笑道：“哼，倒是让你瞎猫撞上死耗子。”林和熙笑而不语，随口问道：“那我的奖励呢？”目光缓缓落在他的脸上，尤虫没有说话，也不是真心想问他要奖励。林和熙毫不在意的起身，越过他朝厨房的方向走。 <laughs> 再不去吃面都要糊掉了吧？尤虫转过身来，没接他的话茬，而是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：“林和熙。”林和熙眼眸疑惑地回头，尤虫鬼使神差地开口问：“下周国庆放假，你要出门吗？”林和熙玩笑般反问：“怎么，你要约我出去玩啊？”尤虫道：“想得美。” 唉，好吧。林河熙状似失望的垮下脸来。我不出门，也不打算回林家。你有什么事啊？你不是喜欢饭团吗？尤虫轻轻勾唇。国庆放假我要回家，你帮我养几天狗怎么样？林河熙那双狭长而漂亮的眼睛微微睁大。 <laughs> 没问题。